第五十八集，他们在台阶前坐下来，转而聊起本周专业老师布置下来的作业来。杨卷和周轩的作业都不会做，想把尤虫的作业借来看看。处于话题中心的尤虫本人却始终好像有些心不在焉，甚至频繁垂眸扫向手机上的时间。周轩忍不住抬手在他脸前晃了晃，骤然回神，尤虫拍掉他的手。 乱晃什么？周轩缩回手，轻啧一声道：“让你借作业给我们参考一下，你在想哪个妹子？”啊？”作业的是尤虫，半个字未答，只沉声道：“已经十分钟了。”周轩愣了愣，然后才反应过来，对方话里的十分钟指的是林和西。他依旧有些不以为意，随口叫住从厕所方向回来的男生问：“哎，哥们儿，里面还有其他人吗？” 对方想了想，摇头道：“应该没有人。”向对方道过谢，周轩收回目光，面上已然没什么好脸色。哎，这个林可希，该不会已经偷偷下山，故意挖坑给我们跳吧？杨卷轻声插进来道：“他的背包还在这里呢。”牛虫已经站了起来，语气不明的开口：“我去厕所里看看。”周轩满脸诧异。 下意识的觉得有哪里不太对劲，但此时也无暇再去深究，只拦下他道：“哎，你去找什么呀？直接跟老师说不就行了？”尤冲拿开他的手，眉头紧紧拧起：“我下去找他，你们去找老师。”周轩再次愣住，直觉对方这副模样有点反常。周轩又要伸手拽他，尤冲骤然回过头来。 一双漆黑的眼眸冷淡而凌厉的看向他，伸出的手凝滞在半空中。周轩这才看清他的脸，对方神色沉沉，眉梢、眼角皆透着明显的造诣，下颚线条无意识的紧绷，嘴唇已经抿成一条直线。尤虫脸上这些细微的变化，无不在昭示着他此刻糟糕的心情。目送对方的背影离开。 周轩心中纳闷不已，不过是丢了个无关紧要的人，至于这样生气吗？他转身朝杨卷的方向走了两步，又猛地止步。不对，周轩心中一凛，终于反应过来，那不是生气，那是担心。尤虫和林和熙的关系什么时候这么好了？周轩面色不愉的看向杨卷。 哎，你说哪次我不见了，他也能有这么紧张吗？杨卷想也不想就道：“这不一样。”周轩面色更黑。哪里不一样？杨卷沉默两秒，最后还是如实脱口而出：“你和油虫是朋友关系，林和西和油虫是情侣关系。”周轩满脸不耐的点头：“对啊，我和油虫是朋友关系，林和西和油虫也是朋。” 一句话未说完，他突然卡壳。半晌过后，周轩缓缓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来。“你说他们什么关系？”杨卷翻出自己在海边拍到的照片给他看。仅仅是照片还不够，他又继续道：“那天上午我和你去找油虫，林和熙就躲在油虫卧室的衣柜里，所以……”杨卷的神情笃定而肃穆。 他们是情侣关系。周轩看着那张照片，听着他说的话，面上如遭雷劈。两人心思各异的在原地坐了片刻，想先等到游虫那边的消息，再确定要不要去找老师。几分钟以后，游虫给他们打了电话，说是人已经找到，他们才放下心来。走到厕所外时，游虫情绪逐渐转为冷静，也想起来自己有林和熙的微信和电话。 他停在路边给林和熙打电话，听到电话被人接通的那一刻，尤虫面色稍缓。电话中传来的是陌生女孩的声音。对方在手机那头简单而快速的阐明情况。尤虫顺着厕所右侧的小路走下去，在设有秋千的地方找到了他们。林和熙人还蹲在坡底，尤虫脱下自己的外套系在林和熙的那件外套上。 将两件外套结成的绳子甩到坡下，把人从坡底拉了上来。回到坡顶以后，他解开自己的外套穿上，还没来得及开口向尤虫道谢，就听对方语气微愠的教训他：“林和熙，你怎么这么能惹麻烦？”林和熙极为识趣的闭嘴不言。尤虫火气来得快，消得也快，又轻拧眉头开口问：“受伤没有？”林和熙一顿。 继而轻轻弯起眼眸来， <laughs> 没有。两人想把受伤的女生带回山顶人多的地方，后者担心闺蜜找不到自己，仍在犹豫不决的时候，远处就有晃动的灯光扫了过来。对方的闺蜜带着人回来了，双方皆是松了口气。与他们匆匆道别后，林和西和游虫回到山顶集合的地方。 学生已经全部到齐，选修老师带众人走原路下山。下山远比上山轻松许多，花在山路上的时间已成倍数缩减。老师和他们在校门口分开，林和些与尤虫一路走回城南小区。时间已经接近深夜十一点，街道两旁的店铺大多熄灯打烊。 街上打着车灯开过的车辆寥寥无几，平坦宽阔的马路延伸至视野尽头，被无尽的黑暗吞噬入腹。唯有路灯投落在脚边的浅黄光芒，散发出淡淡的暖意。踩着脚下的光圈，林和熙语调散漫的道：“在山上的时候，我刚想给你打电话，你的电话就打过来了。”尤虫瞥他一眼。 冷静的等待他的下文。果不其然，又听对方嗓音带笑的道：“所以呀，我们这个算不算是心有灵犀？”尤虫面上神色未动分毫，只是巧合。巧合就巧合，也不与他争辩。林和熙面上笑意不减，转而又似想到什么一般，慢吞吞的开口道。 你急着来找我，该不会是在担心我吧？他不过是随口一问，也是再普通不过的问题。尤虫却神情微怔，短时间内竟然没能回答上来，并未注意到对方面上的神情变化。林和熙故作语气玩味：“如果你不说话，我就当你是默认了。”很快回过神来，尤虫顿住脚步，从路灯下看向他，道。 是，分明是站在灯光里，林和熙却分辨不清游虫面上的神情。他始料未及，下意识的反问：“什么？你不是问我，是不是担心你？”短短瞬息间，游虫已经眼下眼底情绪，唇角轻轻挑起。是的，我担心你。林和熙猛地顿住。 不动声色的抬眸看向他，油虫似笑非笑。我担心你给我惹麻烦。林和熙闻言，轻轻舒出一口气来，倒不知道是意料之中还是平白失望。他转身继续往前走，却没有注意到油虫还站在灯光里没有动。担心他吗？这样的情绪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。 从林和熙的背影上收回目光，尤虫站在原地，无声的蹙眉。周一中午上完课，林和熙临时起意回寝室里拿了点东西。同寝室的室友大概是没有课，待在宿舍里没有出门。林和熙停在门外，甚至能够清晰听到门里传出的吵吵嚷嚷的声音。他没有抬手敲门，而是选择低头去书包里找钥匙。 大一那年分寝室时，林和熙的运气不太好，被分到了一间混寝。宿舍中除了他，其他三人皆是同班同学，平日里同进同出，同去上课和吃饭。林和熙的课表恰好与他们错开，自然而然也就变得独来独往。加之当时院内有关林和熙的流言愈演愈烈，他与室友的关系也逐渐疏离和僵硬起来。